Sati Patana Course Discourse Day Three，四念住第三天的课程结束了。昨天我们谈到，非常感谢这位老比丘，在佛陀去世时表现得很高兴的这位老比丘，由于他，大家学尊者才决定应该把佛陀所有的话、所有的教导结集起来。有时某些本来我们认为是不好的情况。 却反而能促成一件非常有意义的事情。这里就促成了这件事。他们把佛陀全部的教法都结集起来了，然后世世代代，他们以最原始纯净的面貌，将这些经典保存了下来。许多世纪以来，一直都是由当时的多闻比丘聚集在一处，读诵三藏经典，进行对经文的鉴定。 如有错误掺杂其中，就加以修正。如此经过了六次的结集，三次在印度，一次在斯里兰卡，两次在缅甸，而最后的第六次结集是一九五五到一九五六年之间，在缅甸的仰光举行的，距离佛陀入灭大约两千五百年。非常的感谢所有那些保存佛陀真正教法的人。 他们保存了经典最纯净原始的风貌，没有掺入多余的，也不曾遗漏掉什么。我们不但感激那些将这个修行的方法以纯净面貌延续下来的大德，也同样的对那些将佛陀的教法以最原始纯净的风貌保存下来的大德表达由衷的感激，因为这样，我们才能够把今天所用的这个修法。 哪来和佛陀的话互相的印证，而了解到这正是佛陀所要我们做的，因此得到更多的启示与鼓舞。现在我们再继续研究这部经典。当佛陀在谈到四念住时，他问：“是哪四种念住呢？”他开始回答说：“ 比丘们，比丘就身体观察身体。事实上，四念住的目的是要探讨“我、我的”这个我们不断的对他认同、不断的产生强烈执着的对象。这究竟是什么呢？这个“我”是什么呢？我们所要探讨的这个“我”，可以分为两个不同的部分，一个是身 g a a 物质的部分。 另一个是心，即的，我们将对这两个部分加以探究。但是，这种探究不应该只是在知识的层面上，它并不是知识的游戏，而是一定要在经验的层次上实际去体验。比方说，坐下来想了解身体是什么，你可能会注意头皮或头部，对自己说：“这是头，是的，这是你的头。”但 这是经由想、三样得知的，这只是知识上的理解。这时候你并没有经验到你的头，要经验到头的实际情形，一定要有某些感觉在你的头上升起。你一定要感觉到你的头上的某些感受，唯有如此，才能说你经验到了头的实际的情形。你感觉到头上的感受，这就是经验。 身体的每一个部分也都一样。当你探究这个身体时，借着实际的经验去感觉到身体的每一个部分，你就是经验到了身体每一个部分的实相。因此，如果你是在经验的层次上去探究身体的话，你会发现一定会有感受伴随着这个身体，身体和感受是在一起的。现在谈到心，记得。 同样的，如果只是坐下来对自己说“这是我的心”，你并没有实际的去体验到心。你可能只是想象或试着在知识的层面上去了解心。但是，当心中升起了某个念头的时候，比如说升起了强烈的贪念，你就知道心中升起了某个念头，贪念升起了，现在又灭去了。 同样的，其余的念头也会升起，例如嗔恨，升起了，现在又灭去了。念头会升起灭去。以印度从前的语言来说，任何在心中升起的念头，就叫做 “dhamma 法”。dhamma 这个字，字面上的意思是 d h a r i t d h a m m a 所包含的东西，心所包含的东西就是法，所以。 我们是借着法来进行对心的探究，心和法是在一起的，就像身和寿在一起一样。佛陀体证了绝妙的实相，这就是自然的实相。体证之后，他说了一句很重要的话：“vedana samudhara sabbe dhamma sabbe dhamma”，意思是心中升起的每一个法。 veda 呢，samasara 是指每一个心中升起的法，在身体上形成的感受，感受就开始在身上流动。s a m 拉 s a r a 是指聚集在一起而流动，因此感受变得十分的重要。当你探究身体这个物质结构时，一定要感觉感受，才可称之为在经验的层次上真正的探究。 同样的，当你探究心和心中升起的法的范畴时，感受也扮演着十分重要的角色，因为心中升起的每一个法都会在身体上以感受的方式呈现出来。所以，我们说有四个念住，首先是噶耶，噶努巴西比合的蒂，比合的蒂是。 是以正确的方式来安住的意思。伽耶伽亚努巴西是在经验的层次上来探究身。以后我们会读到维达那苏维达那努巴西，以及 cittte cittanu p 巴西和 dhamme dhammanu 巴西。我们先看 “anubasi” 这个字，巴利文当中 “basana” 或 “dasana”。 表示看或观的意思，是自己亲自看到这个东西，而不只是听过它而已。巴萨那、达萨那、维巴萨那、维塞塞那，这四个字都是表示用特殊的方法、正确的方法。维维提内是指以不同的方式、不同的角度。维 e n e 是借着不断的分离、剖析。 分解的方式，但是 anubhasana 这个字在这里的重点是，以正确的方法去观察的意思。anubhasana 是表示继续不断的，每一刹那都观察着当下的实相。接着下一刹那的升起，你也继续观察那一刹那任何升起的实相。在身体这个物质结构当中。 去观察身体的实相，嘎耶是在身体当中的意思。每一刹那不断的观察身体，就是嘎耶嘎亚努巴西。同样的，vedana su vedana nu pasi 是在 vedana 感受当中，就感受观察感受。citta citta nu pasi 是指在心当中，就心观察心的实相，而。 是指在心中升起的法当中，就诸法观察诸法。我们要知道，这样的观察是和想象毫无关联的。如果是闭起眼睛开始想象这个身体，或想象在身体上升起的任何感受，那并不是实际在经验这个身体。比方说，虽然没有真正经验到某一种感受。 你也可以想象你正在经验它，而认为这是一种感受，不断的在变化生灭生灭。这样做只是把感受想象成某一种东西，或者你也可能在没有真正体验过的情况下，假想自己的心，说我有这种信念，我有那种信念。要明白，这并不是内观，内观是如实的观察。 当下发生的实相，当你正在观察身体时，你对身体的体验一定是在自己的身体之内；感受的体验一定是在自己的感受或身体之内；心的体验也必定是在自己心内。无论心中升起什么，心中升起的法的体验也一定是在自己的心内，在心中升起的法之内。 这就是为什么这四句话要这样解释：就身体观察身体；就感受观察感受；就心观察心；就法观察法。 现在开始，同样的几个字会一再的重复的出现。我们要明白这几个字的意思。阿达比萨玛迦那萨蒂玛。阿达比字面上的意思是达燃烧的意思。阿达比是正在燃烧的人，烧什么呢？烧掉心中的不尽烦恼，就是阿达比。意思是说，只有精进不懈、非常精进的禅修者。 才能烧掉不尽的烦恼，烧掉累积的染污。三不加呢，萨蒂玛当中的萨蒂玛是指保持觉知的人，但只是保持觉知，并没有多大的用处。和他一起的，一定要有三不加娘，时时彻底的了知无常。三不加娘的意思是正确的智慧，是觉察到感受不断生灭的智慧。 因为这是我们一定要做到的，一定要能体验到感受的升起灭去，在感受的层面上体验到无常的特性，那就是智慧，正确的智慧。这就是我们用三不加酿”这个字的原因。练习正确智慧的人就是三不加诺，保持觉知的人就是萨蒂玛。所以，当我们在观察身、受、心、法。 这四个念住时，一定要。阿达比萨巴迦奴萨提玛，阿达比萨巴迦奴萨提玛。精勤觉知，时时彻之无常。接着是，vinaya l o g i abhijja do manasang。vinaya l o g i 的 vinaya 是远离、戒除的意思，abhijja 是贪爱，do m a n a s a n 是因为嗔恨而心躁动不安，因此这几个字的意思是远离贪嗔。lok i 是世界，包含各种不同的世界，但在这里是指称之为我的五蕴、物质的色蕴以及四种精神的蕴：诗蕴 （vinnana）、想蕴 s a n y a 受蕴 （vedana）、行蕴 （sankara），也就是心的认知、分别、感觉、反应的作用。 这四种心的作用，加上色身物质的色蕴，总共五项。身心的全部范围就是 logi，就是身心世界。我们必须探究身心全部的范围，以去除贪嗔。探究身心时，如果对它产生了贪爱，就不是如实的观察了，因为你已经掺杂了贪爱。应该要没有贪，没有嗔。

विनय्य लोके विनयलोके दो मनस्स चित्ते चित्तानुपस्सी विहरति आतापि संपजानो सतीमा विनय्य लोके विनयलोके दो मनस्स धम्मेषु धम्मानुपस्सी विहरति आतापि संपजानो सतीमा विनय्य लोके दो मनस्स 在这四个部分，在这四念住当中， 我们最强调感受，身体的感受。为什么呢？我们要明白，因为我们说 n lo a b i j a d o m a n a s a n 我们必须去除贪和嗔，除非你能感觉到感受，否则贪嗔是不会升起的。如果有了愉快的感受，才会升起贪爱；有了不愉快的感受，才会升起嗔心。如果你不了解， 你不去体验感受的话，你甚至不知道贪嗔已经升起了，也就无法去除贪嗔。所以，唯有牢记感受的重要性，才能说自己是在修饰念住。接着下一个章节是入出习结，安那巴那巴崩，观身念住的第一段就是安那巴那巴崩，入出习结，安那巴那。 是指呼吸的进来、出去。这一段经文的开始是：kathanjapana bhikkhav bhikkhu kaya kaya nopassiviharati。kathanj 是禅修者要如何练习呢？kaya kaya nopassiviharati。如何就身体观察身体呢？idbhikkhav bhikkhu aranyagatuba。 sunyagaragatova。这是说要练习的话，需要一个可以独处、没有人干扰的地方，必须单独的禅修。阿拉雅嘎多瓦，退居林中，没有闲杂人等；mulagatova 或到树下；孙 g 嘎拉 o 多瓦，或到隐蔽无人之处，就像你们禅修的官房。 每一个人都在那里静坐，没有其他的人干扰。这三者任选一种，应该找一个可以独处的地方，没有其他的人干扰。到了这样的地方，你 see 西达底坐下来，一定要坐下来修行。怎么做呢？盘腿而坐，但不一定要双盘或单盘。当然，双盘和单盘。 更能保持警觉，但是并不一定非得这样。任何姿势，任何盘腿的姿势都可以，只要能坐着长时间觉得舒服就可以了。接着说背部要挺直，上半身要挺直。你必须在这个部位附近保持觉知，在哪里呢？ 巴里木杠，嘴巴的附近，在这个区域保持觉知。萨迪巴里木杠，必须在嘴巴的上方、鼻子的入口这个部分去观察呼吸，这是适合观察呼吸的部位。接着开始练习：苏萨多维阿萨萨蒂，萨多维巴萨萨保持觉知，觉知入席，觉知出席。 吸入一个长的气息时，他觉察到这个长的气息。他在经验的层面上了解到这是一个长的气息。我吸入了一个长的气息。同样的，当长的气息呼出去时。 他知道长的气息呼出去了，然后吸入一个短的气息时，他觉察到这是一个短的气息。呼出一个短的气息时，他觉察到这是一个短的气息。ni kong 表示长的。 拉上表示短的。吸入一个短的气息时，他觉察到这是一个短的气息；呼出一个短的气息时，他觉察到这是一个短的气息。不管气息是长是短，他的任务只是观察，保持觉知，不是在玩呼吸的游戏，不是在控制这个呼吸。刚开始练习时，呼吸会比较长，但继续不断的练习，心会平静下来。 比较不浮动，自然的气息就会越来越短。对这个技巧而言，每一段的每一个字句，就像旅程中的每一站，大站或小站一样。当你达到某一个阶段，你的经验会像这样；而继续到了下一个阶段，你的经验又会像那样。你刚开始的时候是长呼吸、深呼吸，然后是短的、轻柔的呼吸。不管是长或短，你都只是看着它。 然后会怎么样呢？进一步往下看。前面的句子当中用“ n 加纳 i 这个字，“ n 加纳 i 是正确的了解，正确的了解气息的吸入或呼出。现在不用“ n 加纳 i 而用“西卡蒂”这个字。 表示靠经验来学习，学习什么呢？以你自己的经验，你会发现到，在观察呼吸一两天之后，你开始在这个部位附近感觉到某些感受。由于观察感受和呼吸，你达到一个阶段，可以开始感觉到全身的感受。Sabigaia，全身到处都有感受。 开始时，大部分的学生感觉到的是粗重、坚韧、强烈的感受。但是如果耐心的坚持着练习下去，坚韧的感受就会慢慢的消融了。消融之后，全身都是微细震动的顺畅流动感 （free flow）。这阶段称之为 “manga” 消融，所有坚韧的感受都消融了。这是必须靠经验学会的。 持续不断的练习，练习达到这个阶段，你由如实的观察自然呼吸的进出开始，一直到全身消融的阶段。这种修法是要你对经验到的一切都保持平等心，保持觉知和平等心，才会有助于消融而达到这个阶段。这个字当中的 samvedi。 是感受的意思。Buti samvedi 是随着呼吸直接的来观察感受。吸入时感觉到全身的感受从下到上，呼出时感觉到全身的感受从上到下。Sabagaya 是在一个气息之间感觉到全身从上到下、从下到上的感受。吸入、呼出都能够感觉到全身的感受，这是一个很重要的阶段。 s u b a g a ya b a d i s a m v e d i 唯有遵照佛陀要我们修的方法去用功的人，才能正确的了解佛陀所说的话。也唯有这样，你才能感觉到全身的感受，才不会有困惑发生。我们发现，的确有某些令人困惑的地方。有其他的传承，他们说 s u b a g a ya 是整个呼吸的过程，包括呼吸的开端、呼吸的中间。 呼吸的结尾，不应该是感觉到全身的感受，因为这是观身念住 （Gyanupasana）。呼吸时，你应该要感觉到全身的感受。谈到呼吸，当气息吸入时，氧气进来，经过了肺而进入血管，流遍了全身，到达脚趾，也往上到达了头顶。我们可以很清楚的知道。 当血液带着氧气流动时，随着血液流动会产生感受。即使你要把它说成是整个呼吸的过程也可以，但还是必须去感觉呼吸时全身所产生的感受。一个好的禅修者会遵照佛陀要我们修的方法去用功，而开始以自己的经验去感觉到从头到脚全身的感受。接下来。 Pasam bhayang kaya sankharang asasasami te sekhati pasam bhayang kaya sankharang pasasasami te sekhati pasam bhayang 是亲安的意思。有某些阶段，比方说 banga 的阶段，到达这个阶段时，就会有一种微细振动的流动，非常愉快、顺畅的流动感。 这种流动感会令人感到愉快，而开始贪求执着。这就是为什么佛陀详细解释时要说到：每当你在身体内或身体上开始经验到非常愉快的感受时，那对你是非常危险的。巴利文“阿迪纳瓦”就是非常危险的意思。因为要去除不愉快的感受所产生的嗔恨，可能还比较容易，而相形之下， 要去除对愉快感受所产生的贪爱执着，则非常的困难，特别是达到 banga 这个阶段，身上会有微细震动、顺畅流动感。这时候，因为喜欢这种愉快的感受，心会倾向去执着它。在这之前，你可能一直和不愉快的感受奋斗。接着，可能在突然之间，非常微细震动、顺畅的流动感来了，我们就开始贪求、执取它。 这很危险，因为这种贪爱会促成嗔恨的升起。对这种愉悦的感受越贪求，也一定会对痛苦的感受越嗔恨。这样的话，就不是在修内观了。内观是要你远离贪嗔。因此，这个时候你所面临的是一种非常危险及恐怖的情况，所以。 学生要很小心。当愉快的感受升起时，应该持续的了解，这也是无常的，升起灭去，升起灭去，只是微细的波动罢了，非常微细的波动，升起灭去，像泡沫般快速的升起灭去。这就是我们以智慧持续不断的去观察感受的正确方式。以这种方式不断的根除不尽的烦恼。 我们才能达到内心十分平静、宁静的阶段。佛陀再一次用到 s i k a d i 这个字，靠经验学习、靠修行来达到平静的阶段。开始练习禅坐时，身体会动。你练习不去移动身体，你以坚强的决心禅坐一个小时不改变姿势。这种坚强的决心在开始时要很勉强。 但稍后就变得很自然了。你能够坐一个小时而不改变姿势，因为所有的部位都没有不舒服的感觉，所以身体也不用动。身体不动时，你可以发现到呼吸是唯一的活动，这就是嘎呀桑嘎啦，身体的一种活动。而呼吸会变得越来越短，当心越来越平静、越宁静时，气息也就越来越微细。 现在你正在训练自己的心，保持平静宁静。这个时候，身体和气息也会变得越来越平静，越来越宁静了。因为气息很短，当他离开鼻孔之后，好像做个 U 型的回转，它一出去又进来，才一出去又进来了。有时候觉得呼吸好像停止，没有呼吸了，它变得非常的短，非常的微细。这个时候称为。 身体非常的轻安，心的宁静在身体上呈现出轻安的状态。到了这里，又有直取的危险了。对这种轻安产生直取，而认为：“哦，我已经到达最后的阶段了。”你看，多么的安详，多么平静，多么轻安呐！但这只是一个中途站，我们还得向前走，再向前，进一步的正确的练习。

就叫做。因此，他清楚的知道什么时候要用长旋转，什么时候要用短旋转。用长旋转时，他清楚知道是长旋转；用短旋转时，他也清楚知道是短旋转。佛陀就是说了这个例子。 弟、根哇、安、chantsu、弟、根、安、c h a n c s a m i 提、巴、ja、na、ati、ras、a n g 哇、安、chantsu、ras、a n g 安、chantsami、提、巴、ja、na、ati。车床工一样，是长旋转还是短旋转，他都清楚知道。同样的，evam evakho bhikhave bhikhu，弟、a 哇、assasantu、弟、根、assasami、提、巴、ja、na、ati。 第根哇，菩萨圣土，第根菩萨萨米提巴迦那提。禅修者清楚知道，他吸入或是呼出长的气息。rasanga 哇，菩萨圣土，rasanga 菩萨萨米提巴迦那提。rasanga 哇，菩萨圣土，rasanga 菩萨萨米提巴迦那提。他也清楚知道，吸入或呼出短的气息。在这里，车床木工的例子很贴切。 他在转动车床车木时，清楚地知道切刀与木头接触的那一点。同样的道理，气息接触皮肤的地方也很重要。不需要随气息深入体内到达肺部，也不需要随气息出去到外面的空气中。只要把注意力放在这个气息进出的小小的区域上，就在这个区域。 你必须觉察到整个呼吸在这个区域进出的情况。从这里开始，你必须开始把注意力放在这里。不论是吸入、呼出、长吸、短吸，你都觉知这个区域。继续练习，继续走在同一条道路上。当气息进来时，你可以从这个区域感觉到全身的感受。 当气息出去时，你可以从这个区域感觉到全身的感受。而接着，佛陀又重复了一遍：你会经历身心变得非常平静、非常清安的各种阶段。 你仍旧保持自然的呼吸，并且仍然保持觉知。再往下看，iti ajjhattanga kaya kayaanupassibherati bahiddha kaya kayaanupassibherati ajjhatta bahiddha kaya kayaanupassibherati。现在，这是另一个很重要的阶段。ajjhatta 这个字是在自己的内部、内在的意思。 靠着呼吸，你能够感觉到全身，并且感觉到整个身体内部。vahida 是指外部。在身体的表面上，可以感觉到全身，就如同由身体内部感受全身一样。由初入息开始阿那巴那开始，现在。 你已经可以感觉到全身的内部和外部，有时候感觉内部，有时候感觉外部。继续不断的练习，你就可以达到同时感觉到全身内外的阶段。因此，第三句是 a j a t a b h i d d a v a a kaya n u p a s i 首先是内部 a j a t a v a a 然后是外部 b h i d d a v a a 再来是内外同时 a j a t a b h i d d a 现在再讲一些诠释的问题，我们要依循佛陀的话，他亲自说的话。有些论世著述是佛陀入灭一千到一千五百年之后才写出来的，有一些甚至是最近才写的，因此有些诠释与我们的传承不吻合。论事内有很多的记载，非常的好，非常具有启发性，他们解释得很好。 提供我们了解当时的社会在政治、社会、教育、经济状况上的整个的面貌，在这些论事当中，呈现了当时生活层面的种种概况，也注解了佛陀开示中不清楚的部分，注解得很好。可是有些地方论述当中所说的和禅修者的体验并不相同。谈到阿迦达巴提达这个字，论述里头。 阿迦达是指观察全身，这点我们同意。但对巴希达说成观察别人的身体，我们的修行方法或传承就不能认同了。要明白，禅修者是独自禅坐的。自己一个人的时候，如何能观察到别人的呼吸呢？这时候没有别人，没有别人时。 如何能观察别人的呼吸呢？进一步说，你是在探究自己身体当中的实相。于是注解又解释：是的，没有别人，但你可以想一想别人。每一个人不也都是像这样的吸进呼出，像这样那样的感觉吗？但是对我们来说，内观是不应该有推想和观想的成分在内的。况且阿努巴萨那的意思是必须要观察。 在你自己的身体嘎耶当中去观察，所以我们并不同意去观察别人身体的这种说法。我们的传承解释阿恰达是身体的内部，巴希达是身体的外部，都在身体架构范围之内。现在我们可以用另外一个方式来了解阿恰达巴希达：眼、耳、鼻、舌、身，这五根都在身体的表面上。 而五根相对应的对象，五种沉静色声香味触，是在外面的。这些沉静要透过五根的接触才会被感觉到。而你正在感觉自己的身体，虽然沉静是从外面来的，注意力却要放在身体的范围之内。这时候，一根第六根开始想东西，所想的东西是从外面而来的，和心接触的，而心也是在身体的范围之内。 以这样的方式来区分内部、外部、阿加塔和巴哈伊塔，我们可以接受，但并不是说内观禅修者要开始想别人或观想别人的身体。如果这样，那就违反了佛陀的开示了。接着 s a m u d a dhamma n p a s i v a kaya sming h a a t i 这是不断的在经文的每一个章节当中会出现的句子。 是非常重要的，这是内观真正实修的部分。我们应该谨慎而正确的去了解。嘎亚斯敏是在身体当中，什木达亚达玛是不断升起的实相，整个意思是观察身体当中不断升起的实相，过着观察不断升起的实相这样的生活。瓦亚达玛 a 巴西观察不断灭去的实相，也过着观察不断灭去的实相这样的生活。 第三句是：在身体的范围内观察不断升起灭去、升起灭去的实相。沙姆达雅瓦雅是同时升起灭去，这样升起也这样灭去，同时的升起灭去中间没有间隔。内观禅修者对这种现象非常的清楚，坚韧强烈粗重的感受升起时。 你感觉到这种感受，感觉到身体，因为有感受，才是感觉到身体。触动的感受升起后，似乎是停留了一阵子，随后才灭去。升起和灭去是分开的，中间有一小段的间隔。禅修者是分开的看到了升起和灭去的，但是达到了消融的阶段时，非常微细的震动，快速的升起、灭去、升起、灭去。 在进化的道路上，第一个重要的阶段是 uday v a 升起和灭去是分开的。但是，当我们开始了解色身不断的生灭、生灭无常的本质时，然后逐渐的，我们就能达到消融的阶段 manga，全部消融了，快速的升起、灭去、升起、灭去。 更进一步的不断的练习，我们保持不起贪嗔去观察，不尽烦恼就会不断的根除。这就是不尽烦恼浮现到表面而去除的过程。然后到达这个阶段。阿提尤蒂，哦，这是身体。起初我们对身体是什么并没有正确的了解，在知识的层面上不断的说，这是身体，不是我，身体不是我的，不是我自己。 因为对佛陀的话深具信心，出于全然的信仰而不断的这么说。现在透过亲身的体验了解到，身体仅仅是像一堆不断的在生灭的泡沫，不断的升起灭去的微细波动，这样的一种现象而已。哦，这就是身体，不是我的身体，也不是别人的身体或其他等等，身体只是一堆次原子粒子。 不断的升起灭去的格拉巴，微尘粒子而已。我、我的这些概念自动会消失，这是身体的实相。身体就只是身体。禅修者的觉知是建立在每一个当下的实相，也就是说，每一刹那都能觉知到这只是身体而已。 这只是一堆次原子粒子，没有所谓的好或坏，也没有所谓的美丑黑白等等，只是一堆不断的升起灭去的粒子罢了。为什么要对它起贪起嗔呢？这是自然的现象，这是实相。这时候，在每一个当下已经建立起对实相的觉知，这是对于去除我我的执着一个非常高的阶段。 你开始观察不断的升起灭去的无常现象，这个时候你了解到，这就是为什么当愉快的感受升起时，人们会对它产生直取的危险。事实上，每一个愉快的感受都会变成不愉快的感受，它是无常的，所以不要去执着它。每一个愉快的感受会转变成不愉快的感受，这也就是苦。你由自己的经验体验到这些。 然后，最后的阶段是达到无我 a n a t a 没有我，没有我的，只是身体，只是一堆不断生灭的次原子粒子，没有所谓我、我的、我自己，只是一堆不断生灭的微尘粒子罢了。而达到了这么高的阶段之后，会怎么样呢？继续不断的前进，前进到。 四，只有智慧，没有别的。没有什么智者在拥有智慧，只有智慧而已。没有什么智者在体验智慧，只有智慧而已。当下就只有了知 b u t i s a m b e d i 只有觉照，而觉知也就是对身体感受的观察，就只是观察而已。就只是观察而已。 印度的某些传承称这种境界叫做 “kaval n a n “kaval dasana”。只有观察，只有了知，没有别的。佛陀时代有个故事，有一位年老的隐士住在靠近孟买附近，那地方今天叫做 “nallapara”，过去叫做 s u p a r a p a t a n 这位年纪很大的老先生修习八种 jana，八种次第定。 很深的禅定，人们都认为他已经完全觉悟，是一位真正的阿罗汉。但有些爱护他的人告诉他，他并不是阿罗汉，因为只达到第八次地定，并不能成为阿罗汉，必须再修其他的方法。因此，他问道：“如何才能学到这个方法呢？谁会教呢？”他因而得知佛陀当时在世，佛陀是因为修那种方法而成佛的。 当时佛陀在舍卫国，他心里想，或许他去见佛陀可以学到那种方法。他很兴奋，直接由今天的孟买走到印度北方的舍卫国。当他抵达佛陀的金色时，佛陀正好外出托钵，于是他就到外面去找佛陀。发现佛陀正在街上走着，他立刻认出这个人正是佛陀。他要求佛陀教他成就阿罗汉的方法。 佛陀说：“现在这个时间并不适合，请他一个小时后再到金舍来。”但这位老先生说：“不行，请现在就教我。我怎么知道一小时内我不会死呢？或者可能你会死，或者我会失去对你的信心。现在三种条件都具备了，请现在就教我吧。”佛陀看看他，知道他的确快死了，必须现在就教他这个方法。 否则他会错失的机会，所以就在路边，他就把方法传授给这位老先生。由于这位老先生已经绣得很好，只要再教一点就够了。于是佛陀告诉他：“看的时候就只是看，听的时候就只是听，绣的时候就只是绣，尝的时候就只是尝，触的时候就只是触。” 同样的道理，了知的时候就只有了知，如此而已。他达到了只有了知的境界，知道什么或谁知道都不重要。这个时候只有了知，只有绝招，如此而已。到了这个阶段，这位老先生超越了身心的范围，沉浸于法中而体验到了涅槃。涅槃时不再执取任何的东西。 在身心范围内，总是有物质或心理的对象可以执取，但在涅槃时就完全超越了身心的范围。Niralamb 无有立足之处，也就是说，Anisitod javihreti 无所可知执取。n a c h e k i n chelo ke upadiyati 无世界，无宇宙，无身心范围，你已超越了身心。 像这样，没有什么可以直取的、超越的执着。这种状况可能出现一下子几分钟或几小时，视个人的能力及用功的程度而定。然后又回到这个感官的世间。有时有人会问：如果体验的涅槃六根不起作用，怎么可能活着呢？体悟到涅槃的佛陀要怎么样活着呢？佛陀或任何一位禅修者进入涅槃时。 就所有实际的感官作用而言，他就像一个死人，但内心却是十分的警觉、清楚而醒悟，完全的清清楚楚。这个时候，六根是不起作用的。从涅槃的境界回来之后，必定又回到这个世间，这个感官的世间，六根又都恢复了作用了。但是在达到阿罗汉的最高境界，也就是达到阿罗汉的涅槃时， 这个人可以再回到原来的感官世界，但是他却不再执着任何的东西，没有什么可以执取的。这个人已经完全的解脱了，因为他去除了所有的贪爱，不再有任何的执着、执取，所有的贪爱都根除了。这就是佛陀在这里所描述的这个境界。 在整个世界当中，没有什么可执取的，也没有什么可以束缚他的。这就是一个好的禅修者所要修的，就身体观察身体。这短短的一句话，就把整个道路给说清楚了。实修的人会了解在这里每一个字的真正的意义。 不实修的人，他们只是在知识的层面上去了解，那是没有用的。只是在知识上了解是没有用的。当然，我们必须知性上了解一些东西，但真正了解还是必须来自经验。没有经验是不行的。我们再往下看，知识节，iriyapat p a b a n g i r i y a p a t 是身体的姿势 这时候，比丘，gacchantu 是走路的时候，pajanati 是清楚的了知。gacchantuva gacchami 的 pajanati，在走路时他清楚的了知，正在走路。gacchantuva gacchami 的 pajanati，tituva titumi 的 pajanati，在站立时他清楚的了知。 正在站立着。在坐着时，他清楚的了知正坐着。在躺着时，他清楚了知正躺着。这些是身体的四种姿势：行、住、坐、卧。不管任何的姿势。 都清楚的了知，站着时他知道是站着，躺着时知道是躺着，坐着时知道是坐着，走路时知道正在走路。开始时是这样，然后他进一步。前面是我知道我正在走路，我正在坐着等等，现在是。 这个身体坐着、站着、走着、躺着，无论何种姿势，他都清楚的了知。巴加纳底。接着，又是相同的句子：开始观察身体内部的实相；观察身体外部的实相。 同时观察身体内外的实相，接着又重复前面的相同的句子。观察身体当中不断升起的实相。观察身体当中不断灭去的实相。 同时观察身体当中不断升起、灭去的实相，而升起的是什么呢？灭去的又是什么呢？是感受。借着感受，我们能感觉到事物是不断的升起、灭去的。感受是非常重要的。每个地方都会读到。生不加诺，就是不断的观察感受的升起、灭去，了解无常的特性。 这就是三不加呢，这个字一定会在每一个章节的经文当中出现。所以内部、外部、内外同时都是不断的升起、灭去，借着身体上的感受，能感觉到不断的升起、灭去的实相。我们又到达了相同的这个阶段。这只是身体。 他已智慧建立的觉知，这是身体，只是身体，没有我，没有我的，持续下去，直到他到达了，只有了知，只有绝招的境界，远离执着，不再贪着身心世界的任何事物。 这就是比丘如何持续的就身体观察身体。接下来是时时彻知无常这个章节。sampajana pabbang puna cappang h bhikkhave bhikkhu abhikkante patikkante sampajana kari h o t i 现在。 是时时测之无常。我们到处都看到时时测之无常。我们无时无刻都必须保持时时测之无常。佛陀有很多次被问到关于时时测之无常这个问题，他一再重复的说：“阿塔比，sampanno satima；阿塔比，sampanno satima。” 人们一再的问佛陀，为什么这么重视觉知萨底，这么重视时时彻之无常上不加雅呢？萨底是什么呢？每一次问到这个问题，佛陀都回答： 当人们问到觉知沙地时，佛陀都一再重复阿达比三不加诺沙地玛，这表示沙地和三不加诺一定是在一起的。对禅修者而言，如果没有时时彻知无常三不加诺，这就不是沙地觉知。举例来说。 马戏团的女孩走在钢索上，她对每一步都保持觉知，但并没有时时彻知无常，没有三不加鸟，没有智慧，她没有觉知到生灭，所以不可能成为阿罗汉或须陀环。虽然她一直保持觉知，保持很好的觉知，却仍旧不能超越所有的痛苦。所以，每当有人问佛陀关于觉知这个问题时，他一定会提到三不加农。 时时彻知无常。有人问佛陀“时时彻知无常三不加念”的问题，他会有两种答案：一种是以智慧去了解、观察、感觉到感受的升起、停留、局灭去感受的生、住、灭。比如说，沉静相对耳根而言的声音，对眼根而言的影像，它们的生、住、灭。又比如说，有评价作用的想三念。 的生住灭，一切都是生住灭。讲到一根的所缘，我们称之为法，心中升起的法。每一个心中升起的法，会和感受同时升起。可见感受是非常重要的。佛陀谈到三不加养时，一定是指观察到感受着生灭生灭，这是他所说的第一种解释。 有时佛陀也会有另外一种解释，就像下面一段的经文。每当来回行走时，桑巴加看着正前方或是侧面时，弯腰或伸展身体时， संघाटिपत्तचीवरधारने दायीचिपोष संपजानकारी होती, असिते पीते खाईते साईते संपजानकारी होती。吃喝咀嚼或肠胃时都 “संपजान्या”。उच्चारपसावकम्मे संपजानकारी होती, 大小便利时，गते。 正在行走时，站立时，坐着时，躺下时，不管醒着或睡着，正在说话时，安静时，无论身体做什么时，一定要有三不加念，所以。 三不加念的第二个意思是持续的保持三不加念。佛陀说明三不加念的第一个意思是觉知感受的生灭，第二个意思是持续不断。在另外一部经典当中，他说道：“耶多者比丘阿他比三不加念能奈忍者地。”比丘非常静静的用功，他时刻时时刻刻不失三不加念。 每一个姿势，不管是坐着、站着、走着、吃东西或喝水，他都清楚的了知。了知什么呢？了知感受的生灭。他成为有智慧的人，因为他观察到感受的全部范围，从最初到最微细的，关于身心。 所有的感受、感觉，全部的范围。因为他已经观察到感受的全部范围，并且超越了这个范围而成为阿罗汉。他死了以后就不会再回到这个生灭的范畴。所以在佛陀的教导当中，三波尼亚是非常重要的。 如果不了解佛陀所说的三不加尼，就有可能偏离了正确的道路。我们并不想指责其他的宗派，但我们应该了解自己现在所做的。有时翻译会引起很大的困扰，就像前面我们讨论过的萨蒂巴利木杠，常常被翻译成“把觉知放在面前”。我不知道这是怎么翻译出来的。事实上，巴利木杠 是指嘴巴周围的部位，因为在这里才能感觉到呼吸的进出。如果只是说前面，一般人会以为只是想象把觉知放在面前，这种模棱两可的说法会产生困扰。同样的，三不加念这个字常被翻译成“清楚的了解”，清楚的了解什么呢？这是一种令人混淆不清的翻译。比如说，后来应用在走路上。 别人会以为是清楚的了解走路的每一个细节，把腿提起来向前移动，把腿放下来，提起另外一条腿等等的，或是关于吃饭、洗澡的每一个细节，把这些粗糙的细节当成是清楚的了解，这会产生极大的混淆。佛陀说的是，做每一件事都应该保持实时彻之无常、三不加念，并且他说的很清楚。 身不加亚是了解到感受的升起、停留、灭去。如果遗漏了佛陀所教导的这个部分，那么整个的方法就完全被染污了。另外，在这里有一点很重要，必须牢记在心的是，佛陀提到躺下时，他所用的字眼是“睡着”或是“醒着”。睡着时怎么能感觉到感受呢？刚开始修内观时，我们叫学生说。 熟睡时没有办法去感觉到感受是没有关系的，其他清醒的时间则应该保持对感受的觉知。但禅修到很高的阶段时，就没有我们平常讲的睡眠了。虽然以实际的来说，我们躺下来让身体完全的休息可以视为熟睡，但那时候他的内心是保持觉知的。 觉知到感受的升起、灭去、无常、无常，anicca anicca，三不加呢，三不加呢。随后起床了，有如深睡结束，精神百倍。这是一种很高的修行阶段。来上课的人会开始略微的体会到这些。许多学生告诉我们，他们整夜或是大半夜睡不着，但白天精神还是很好。这就是佛陀所说的，即使是睡着了。 他仍然保持时时说彻知无常，三不加念，觉知感受不断的生灭。今天就说到这里。要明白，有一些段落、一些句子是不断的重复。比方说，佛陀讲到嘎呀呢巴萨那观身的那个部分当中，有很多部分是用相同的句子不断的重复来贯穿的。第一句是阿塔比萨玛。同样的，在观受、观心、观法的部分。 也有这句话，表示不管在观身、观受、观心或观法时，都要一直时时保持彻之无常。佛陀也重复其他的句子，无论做什么事，一定要观察生起灭去，即同时观察生灭。然后是内部阿加达、外部玛 a 达和内外同时，以及只有了知，只有绝照等等。 继续看下去，每一段都一样，这证明了修内观时，无论是比较重视在观身、观受、观心，或者是观法上，都一定要感觉到感受的生灭，时时设置无常。这个重点绝对不能遗漏，否则就无法有进一步的体验。举例来说，高原上有一座佛塔，在缅甸的高原上有很多这种的佛塔。 东南西北各有一座楼梯可以爬上去。有个人走了好久，到达之后看到东边的楼梯，就开始爬了。另一个从南方来，也从南边的楼梯开始往上爬。等等，无论从哪一个楼梯爬上去，他爬到了佛塔的回廊。不管从哪一个门进去，都能够往内进入大殿。所以，尽管开始的路线看起来并不相同。 但都是在导向目的地的共同的基础上。刚开始，我们可能会比较重视官身、官受、观心或官法，但对于感受这个共同的基础，大家都一样没有差别。到达目的地时，每一种不同的方式就可以搁在一旁了。我们的传承最重视感受，因为无论选择哪一条道路，一定都会有感受在。因此。 虽然感受是在身体上的，但是我们还是强调感受本身，因为借着感受就不会忘失时时彻之无常。如果不忘失时时彻之无常，就能一步一步的走向解脱的最终目标。大家要记住，善用时间，理论巴利亚底，也就是研读这部经典，只能引导你正确的方向，给你启发。但是要获得利益的话， 还是要靠你自己的实践，巴迪巴迪，然后接着是洞见，巴迪维等，这种穿透的智慧可以去除无名的遮帘，不断的分离、剖析、分解、消融，而亲见了关于身、关于心、关于心中升起的法的究竟实相，帮助你体验到涅槃。一定要好好用功，没有人可以代替你用功，善用时间，好好的利用时间。 好好的利用这次的机会，这里的设备及珍贵的法，为了你自己能更好，为了你自己的利益，为了离苦得乐，解脱束缚，享受真正的解脱的安详、和谐与快乐。愿你们都能够享有真正的安详、真正的和谐、真正的快乐、真正的快乐。 Sev nangelan bevet. Sev nangelan bevetti